锵锵三人行，这个我除了关心广美的行踪之外啊，那剩下的就是关心丹青兄的行踪。 <laughs> 哎，人肉搜索，呃，人肉搜索没错， <laughs> 呃，人肉搜索，微博是吧？各种手段，我了解到，嗯，最近呢， <laughs> 哎，你有两个矛盾的这个信息，就跟人肉搜索一样。一个信息呢，说是陈丹青啊上山下乡，他本身就是老知青，你知什么是知青吗？嗯。 知识青年呗，哎 <laughs> 这在在在哪儿？这学学习的不错啊， <laughs> 老知青，他说他再一次下上山下乡去了啊。再一个信息呢，相反，说跑到欧洲去画画啊，去画画。就这么还是国家地理杂志，去一年一次选个国家，嗯，走走看看。你自己选吗？不是不是不是，他是对方，因为呃，今年是李斯特诞辰两百周年，所以欧洲和所从前的奥匈帝国，它有一系列纪念活动。 那希望放在地理杂志上说一说，是这样。结果地理杂志的文章还没发出来，人家陈老师多多多体贴我们。现在我们这儿聊聊，嗯，跟我们而且把这个有有图片，第一手的资料。哎呦，这是哪儿啊？这个是布达佩斯。你看，就我就无知到什么地步？就是这个河呢，就是咱们了解的多瑙河。嗯啊，多瑙河。 是彼岸是佩斯，此岸是布达。哦啊，是俩人呐，不是俩俩个城市。哎，就是呃，我们以前就布达佩斯就一句话说过去了。啊，布达是偏老的城市，我是在皇宫的阳台上往下拍，那对面呢就是佩斯，当然规模比这个大的多了。啊，你看了这个城市，你就知道。 什么叫做城市规划？这个哎，没错，没错。好好这的城市，而这个城市形成这个这个这个格局景观，那那一百五十多年前。咱们再看一张，嗯，那这个是呢德国南部的一个呃小小小城，小城城外的山顶上的一个古堡。这个古堡大概从十一世纪开始，呃，一直到现在。那么这个小城就是巴哈出生的城市，嗯啊，那么。 我我也是跑到这个城堡的顶上拍了对面那个那个城堡的顶和底下的原野。那这个楼里面有什么典故呢？就在一八零二年，来自德国各个小公国各个地区的大学五百个学生就在这个楼里第一次开会，就是德国现代民主的萌萌芽，就从那开始了。就这这牵强的比喻有点像他们的五四运动，等于一八零二年，就在这个古堡上弄的。 啊，然后叔本华呀，不那个那个尼采啊，什么华格纳呀，这个李斯特都到这里去过，演奏过。对，到欧洲才道人文呐啊！这是哎呦，这个真漂亮啊！哎，这个呢就有意思了，呃，这是一个意外的呃呃发现呃知识哎，就是我到拜洛伊特一个小城，拜洛伊特是华格纳十九世纪末呃呃集资盖的一个他自己的音乐厅，专门演奏他的音乐剧。 呃，到今天还在，每年只演奏七八两个月份，订张票要等十年，所以全世界知道拜洛伊特有个华格纳的剧院啊，这个规格很高啊，呃，外观很朴素，希腊作风，里头几乎没有任何装饰，集中于听音乐。可是就在拜洛伊特城还有另外一个就像这样的繁华的巴洛克时代的歌剧院，哎呦，那么是谁造的呢？是。 叫呃 v a l 娜，i n a 一个公爵夫人，是当时德国皇帝的姐姐，从柏林嫁到这个地方，嫁到拜洛伊特。啊，她自个儿好文艺，好歌剧啊，这个，所以她就从奥地利、从意大利呃学来了这个歌剧院啊，建造了在1848年到1849年左右德国第一座歌剧院。 所以这很有意思，大家只知道拜洛伊特跟华格纳有关，可意外发现那儿有德国第一家历史上第一家歌剧院，嗯嗯嗯啊，那么 <clears throat> 呃极尽繁华。有意思的是，演过一阵以后，这个这个夫人去世以后，几乎没有再启用过。所以珍贵在哪儿？就是里头的所有陈设还是将近两百年前，哎，舞台布景都还跟跟这个跟以前一样。是。现现在是什么用途呢？就空着。 就空着。华格纳在他的剧院奠基的时候，在里头指挥了一场第九交响乐，贝多芬。啊，嗯。然后此外就很少介入演出。我说这么好的一个一个一个，等于是原汁原味的一个巴洛克歌剧院，应该拍电影啊。他说对了，已经拍过了，就是那个讲假声的阉人唱歌那个假。哦，我看过那个电影。 <clears throat> 就在这个这个歌剧院里拍的。啊啊啊！所是今天连德国人都不是很清楚，他们的国家拜洛伊特第一个歌剧院是在那儿。哎呦！ 哎，咱们再看看照片。对，啊，这位。所以我在拜洛伊特这个城里发现了两个妇女啊，都非常重要的。一个是刚才那个呃维拉米娜的公爵夫人，嗯，然后这位女女女呃，也是个伯爵夫人啊，她的名字我此刻一下记不清了。是在李斯特故居拜洛伊特城的李斯特故居嗯，里挂着，那就很有意思了。那照今天来解读的话，她就是呃。 非常本能的早期的一个一个有女权意识的人，你看李斯特多帅，李青年李斯特，青年李斯特来来自匈牙利，哎，多帅的一个青年，一生无数女人追求他，他也没有没有没有太太，独身啊。但是他在年轻的时候，这位伯爵夫人就爱上他，爱上他的时候是二十三岁，已经跟跟跟跟跟人结婚了，然后就偷跑出来跟他私奔。 啊，到瑞士，到巴黎，这样整整过了十年，给他生了三个孩子，然后一直活到一九三零年九十多岁，啊，就是这位伯爵夫人生的私私生子等于，哎，那么他在生前呢就对呃哲学很感兴趣，写过哲学书。 可是那个时候，女人是不可以署名出版哲学著作，那男人的事情，所以他就化名男人出了一本哲学书，然后跟李斯特分手也非常勇敢。最后他发现李斯特是一个，呃，自我中心者啊，他不不可能跟他有有有有未来，所以断然能够离开。这已经生了仨孩子，仨孩子，而且李斯特不能容忍说哪有女人自己走开我的。 啊，只有我走开，哪有女人走开的？所以他有有有点像方苏啊，就是呃，皮卡索那么多情人当中，唯一一个自己走掉的人。啊，方吧。而走掉以后，他还写了一本书，用换过名字以后，其实有点有点有点说了一些隐私，就是他和呃李斯特之间的一个家庭生活和儿女之间的话，谁都知道他谁跟谁呃能够对得上。嗯。啊，李斯特很囧，很不高兴，啊，所以。 呃，二十世纪有些女性，她她她提前出现在那个时代，啊，那你看她的样子，嗯，对对对，嗯，哎，你刚才讲这个，你你你很很多人对这个艺术界就说是这个毕加索啊和女人的关系，像今天这个很多女权就说毕加索这个人嗯太不是东西了啊，我记得毕加索曾经还说过一个什么，就是驾驭女人的绝招啊，嗯，他就是那种也是很自我中心，嗯，他不能让你离开他，嗯，然后他说我怎么能够能够收服你呢？嗯。 就是不行的话，让他生孩子。嗯，生孩子你得拴住他。对对。哎，你说他这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人性呢？ <laughs> 这个呃呃，传统一路下来，各个国家都都都是这样，女从男，然后男男性，男男男权社会嘛。嗯。但是到十九世纪、二十世纪会有一些先驱，他会付自己的代价，然后他会留下一个故事那告诉你，就是在一个。 已经开明的一个一个一个文化当中啊，曾经会出现这样的人，他走在前面，他很有勇气，他离开。三十三岁的时候，他离开，给你生了三个孩子，他走掉，又回到伯爵那儿，伯爵也原谅他，两个人一直终老。啊，他又回到原夫的身边呢。他没有这，当然嘛，这鲁迅讲娜拉走后怎么样，他还是会回来的嘛。哎，那当然，这详细故事我不是特别清楚。哎，有意思的是。 毕卡索还有一个情人，就在《弗朗斯瓦》之前，对，哎，就是他画《格尔尼卡》的时候，呃，他还画的很多哭泣的女人，以他为模特是个南斯拉夫裔的法国摄影家，一个前卫摄影家，他是被毕卡索呃就抛弃的所谓就中断了，中断以后，当然他很痛苦，晚年还略微有点像罗丹那个情人那样，有点像神经病，但他说过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我不是毕加索的情人，毕加索是我情人。” 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观念，嗯，你你你你明白？我属于你的，哎哎哎，这就是以以以男男性位置说，他是我我情人，对，他说这个人是我情人，对呀，我要没错，我选，哎，但是是不是谁都能这么想？光美，你现在觉得？ 你丈夫是你的丈夫呢，还是你是他的女人呢？ <laughs> 我们是夫妻，而且不是，我觉得我唯一的最大的感触就是，我好高兴，我不是生长在这个那个年代的人。嗯嗯啊，那年代不错呀。你比如说这个， <laughs> 你可以私奔，跟别人生仨孩子，后悔了回来，哥还要你。我应该没有，我应该没有， <laughs> 我应该没有私奔的勇气。我应该是没有私奔的勇气。嗯。然后私奔完之后，我更没有回到那个什么。 那个原原，为什么呢？这个时代，你觉得没脸了？嗯，你会离开他，表示你一定不爱他了。你既然不爱他，你为什么还要回去？如果只是为了饭碗的话，我觉得这个更就对自己的一种贬低，也是对你先生的一种贬低吧。哦，你是这么理解这个问题的？ 不存在人生路途兜兜转转、回心转意、破镜重圆。你跟另外一个男人生活了十年，你说还生了三个孩子，你还爱着你的前夫？你看，你这个胸怀是比不上欧洲伯爵夫人的。 <laughs> <laughs> 锵锵三人行，广告之后见。 <laughs> 广美还是对那位伯爵夫人哈，这个心有戚戚焉。我们可以再看一下，你为什么对这个感兴趣？我觉得真的只有像这这样子民族的人，他们才可以画侧面的肖像。 中国人不看画侧面吗？ <laughs> 你你来个侧面，你你你让那个陈老师给你看看，他如果画你肖像的话，愿意画你侧面，愿意画你正面。他说的还真是，是。你在欧洲你见到的就很多是这样，包括他们那个钱，嗯，都是这样的正正侧面嘛。对，咱们上次说到过这个问题，就是为什么中国女孩子在西方女孩子面前会自卑？就是中国女孩一点不比西方人难看，中国人非常我坚定认为东方人中国非常好看。对，哎，但是呢。 呃，传就是复制这张脸的媒介是西方的，从油画到雕塑到照片到电影，都是西方的媒介，它是对应的。然后这个媒介拿到中国，忽然要相对平面的，然后极尽微妙变化的一个结构。 中国人会吃亏，就一上相，一一一一一一一出现在一个复复复复复制影像当中，他会吃亏。嗯。而这个我们今天主要是通过媒介来来来审美，所谓，哎哎来来来见人，所以会会加剧这个自卑。 可你要是回到中国古典小说里面，你你可以想象多好看！这这，我上次说到就是跟上次谁的这嘛，哎，对对太好看了。还有在网上流传一张杨贵妃的照片。哎呦天哪，杨贵妃的照片啊！对，也是，其实真的是就是那种可能是三下巴那种，就是特别特别胖的，眼眼睛小的不行的那种，也不是现在标准的一个审美观念啊。 这是另一个问题，其实各个时代它的审美会变的，嗯，西方也在变。维纳斯时代要胖要有肚子，嗯，哎，还有臀部要要要出来。那现在绝对是个骨感，要要要瘦，不定哪一天它又会变。对对对，哎，我觉得正好我们可以看看这个大众电影。 嗯，知道吗？这个大众电影最近听说要快倒闭了嘛，但是实际好像也没有那么严重。哦，你说是杂志啊？呃，对，就是女性形象。广美，你不知道当年这个大众电影是全中国亿万人都共享的这么一个电影杂志，但是现在就说淹没在这种时尚杂志里。革命年代唯一看美女的杂志。对我唯一的用这个就是呃用女明星，就是我们女明星可以上杂志封面。嗯，我小时候是在大众电影对最先看到。 潘虹，这个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潘虹，这是你看那个高领毛衣，你看这个这个这个打扮，你看再看这张瑜，张瑜，张瑜，那演《庐山恋》，对，那是后来演小街，你看这就是那个时候我们封面。你再往后看，这是一个叫石兰的，石兰的，这那个这就算相当性感了，那个年代啊，你看这是现在了，大尺度了，哎，范冰冰，你你再看，再看下边。 这是谁？你看得出来吗？也是冰冰，李冰冰，没错。你再看这个，你看得出来吗？ <laughs> 你再看，这就是你。你看看对面这位，哦，这是孟广美啊，哎，太坏了你们。 <laughs> 这个一路的这个这个，你看女人脸的这个这个这个变迁，还是古代人好看。嗯，哎。 真的还是古代人？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有点老棺材瓤子哈。可是为什么我总觉得我不是说今天的女的们就贱哈？但是呢，我确实是觉得那个时候的肖像怎么就是有一种贵气呢？嗯，今天的女明星说实在的可以非常美啊，打扮的很亮可是看不出来，就是有一股子塑料味儿，就是就是为什么呢？你同意吗？我同意啊。啊。太多的 PS。 太多的那种加后加后期加工，就是其实化妆，其实像我早期刚出道的时候，呃，九零年代初的时候，那时候就是我们很流行用那个粉条啊，上那个底，真的是要把自己的脸打得像蛋壳一样那么的厚，然后那么的晶莹也不剔透了，就是像蜡像一样的完美。嗯。 然后现在好险，慢慢慢慢慢慢稍微追求自然，但是在你追求自然的同时，它又要你皮肤好，又要你那个整个叫什么骨骼的架构要好，所以才会来那么多开始要整形啊、垫鼻子啊、削什么加下巴又这个那个的。做女人真不容易。没错，没错。就说你想保存一点自然美、天然美，嗯，都好像是一个。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个自我作践的物种。 我没有呀。 <laughs> 哎，你你这个陈老师，你从这个图像的角度给我们评述评述。呃，这这一部分是你说的原因，一一部分我又要说媒体，要说媒体，哎，媒体也是一个样子。呃，一本大陆呃大众电影的封面和今天一本，比方说《Bazaar》或者或者什么封面，嗯，这两个封面本身的也是两张脸，这个脸也在变，是。 包括照相机用光成像的方式，哎，再加上你说的这些女明星，要要这个那个弄弄完以后，所以全部加起来的效果，当然它就变成两两两，你看见的是两两两种印刷品，嗯嗯两种印刷文化的于是是是是，是他们造的。大众电影当时的纸还不是现在这种，就纸我说不出名称来，就当时的纸，哎。 都不，你再回到民国，甚至再回到清末十九世纪的出版物，其实你再看那个时候的一个工艺或者呃呃印刷技术，那那个当然年头久了。那就像你今天看到一个一个一个三百年以上的一个木头家具，嗯，你肃然起敬，嗯嗯嗯。所以你刚才你刚才说还是古代女人好，有一天我们也会变成古代人。五百年以后说，哎呀，曾经有个孟广美，你看她长这样，但是但是问题是咱们的古代， 拆了，没了，铲了，欧不像欧洲的古代，就在街上。你知道我前一阵看一个电影啊，我就要看。当年我去呃巴黎，就是跟一个一个女老乡在这我们一起就漫步啊。哎呀，我那天我看见一个电影，我就让她去看，叫做《巴黎我爱你》，什么巴黎什么什么什么什么，就是那个 <laughs> 就也是像我爱纽约那个电影一样，很很很多导演拍的小段子，你知道看得我流眼泪啊。 我觉得你北京不能让我有这种感触。我那陌生的一个巴黎，我只去过一次，我就爱上他。然后我就就是看在巴黎街头发生这些事，然后我就给他发短信。然后他就跟我说：“他说，哎呀，这是呃，这个这个这个是我们心中之国的首都啊。”然后他说。 巴黎啊，就是一个可以走的城市。对，这个我，哎，我一想，确实是。你想想我们所在的城市，你能走吗？但是你看巴黎，我就想起来，我在巴黎一天吃三顿奶，还瘦了。嗯。为什么？八个小时都在走。嗯。可以走，你愿意走，哎，这么一个因为上海现在总算还没给毁掉，还有很多很多马路是可以走的。 你可以下楼到街上去买样东西回来，继续进进进房间做事情。北京几乎不可能了，啊，然后更没有散步的地方，啊，香港都还有大楼林立，其实很多私人空间、小空间、短距离空间。对，哎，北京完全是为车着想的，啊，所以没有走了太可怜。过个天桥，你已经卡路里消耗不知道多少。嗯，所以你别提欧洲啊，欧洲你气死你会。但 <laughs> 是这个。 你你你，有匈牙利？我们今天大家过日子，有几个人想起匈牙利？几几几个人知道匈牙利？可是我一到布达佩斯，一看，你北京，你你算了吧，你你什么什么城，古城，古什么古啊？你你论布达佩斯历史，比比比北京年轻啊。嗯。哎，你当然算数，这到中世纪，你也可以算。但是论论论名城，论古城，这北京这这肯定老大。可是你今天北京古什么古？你好意思说自己古城？ 然后你再到德国那些小城，最早的歌剧院还在，最早的莎士比亚剧团在一个山城里头。嗯。啊，然后那个山城的大公还请布拉姆斯说：“您就住这儿，就永久性住这儿。”哎，布拉姆斯说：“我不来，我要在维也纳。”可是第四交响乐的首演是在这个山城里头。然后这个山城在四五年以后归了东德。 东德政府会用火车和卡车、汽车把周围的农民全都运到城里来，在歌剧院看歌剧、看莎士比亚，看完再送回去。这是东德社会主义国家干的事情。所以你好意思说你在这儿弄文化？咱们来玩文化，咱们来去文化之旅？ <laughs> 扯淡！所以你别提欧洲的事情。完 <laughs> 全接不下来。广告接不接？广告接不接？ 这个说起来确实是害羞没脸， <clears throat> 这个包括自己啊，咱们这个官员当中的这个有识之士吧。前一阵我看天津南开大学有个论坛，那不有官员、有专家、有教授，其实是我觉得应该都知道这个事儿了呀。就说现在这个保护文物，现在就是建了很多假古董，实际上拆了真的东西，又去建成这种新的，说这个问题要警惕啊，说这都已经，我看现在遍地都是这个，那么。 也很，就是将来它会是个什么样的？说什么呀？都没了，已经地面上没什么东西了，留下来。嗯，但现在大同有一个倒很有很很有意思，这个据说出现一个市长，啊，雷厉风行，就是凡是通向法源寺还是哪个寺，就大同最重要一个寺，唐代还是还是哪个代，就所有遮挡视线的一律拆，啊，不管是宾馆，不管是政府大楼或者老老百姓，就给你迁到好地方去的，全部拆掉。 啊，那这叫他什么猜猜叫他，就是就就就就他他又是另外一种这个这个解几解几。也是有他个人风格的。哎，问问题事情何必走到这一步啊？整个整个山西。 啊，只有平遥城是完整的一个旧城墙。嗯，那日寇侵略进来的时候，我最近买了一批就是就是这个古董照片，我就想看的是在一九三七年左右日本人占领全中国，武汉、长沙、什么东北、上海、什么广州，那个城市到底怎么样呢？我终于看到了，在日本侵略中国的照片集里看到了，跟现在完全不一样，完全完全两回事情，啊。 就是日本人还不会去摧毁一些老的东西。当然，日本这是是是侵略嘛。但问题是，中国当时一个前现代国家，一个文明古国，已经初步现代化，出现现代城市，啊，一半是古城，一半是新建筑。其实这个规模已经展开了。就抗日战争没给我们这个机会，此后你都知道，啊，对啊，拆 i 拆 a 嗯，哎，广美其实台湾，台湾我倒觉得挺有这个意识的。 你还别说，但台北台北现在的腹地太小了，就我觉得因为人口的增长也太快了，所以其实能该拆能拆的也都拆的差不多了。它可能还有一点点小小的一些所谓的日式的建筑在那里。但您刚才讲到这个保存文物的那个，让我想起一件事情，白金汉宫，我真是进去了，真的是登堂入室的进去了。我们走了七个厅。 里面不乏咱们中国的那个文物。哎呦，中国那会儿跟他们好着呢，康熙、乾隆那那大一船一船之出口啊。那个手工之精。接着下来为您播出《珍宝总动员》。咱家的东西能抱回去吗？ <laughs> 后来想一想，算了，你还是待这儿吧。我觉得你在这里养。